第六十六集，他挂掉电话，面容难掩怒气的握紧手机，看向落地窗外，然后看见了站在窗外的赵度和隔壁寝室的人。大约是察觉到他心情不好，两人站在窗外犹豫要不要和他打招呼。掩去面上外露的情绪，尤虫站起来，从奶茶店里推门走出去，面色如常的问：“你们不是去图书馆了吗？” 出来打印点资料。赵渡旁边的人满脸打探：“和你约会的妹子呢？已经走了吗？”尤崇闻言，神色略有不快：“谁说我在和别人约会？”对方二话不说，就将队友卖了个干净。“呃，赵杜说的。”赵杜只好硬着头皮解释：“不，不是我嘴巴大，只是我们在去图书馆的路上，恰好遇见林和系， 他又恰好问起你的去向，我才多说了两句的。尤虫拧眉瞥向他：“你们在学校里见到了林和熙？”赵度点点头，锦州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，想通其中关节。尤虫轻轻勾起唇角，满腔怒意消散殆尽。本是以为林和熙临时后悔退缩，原来只是在生他的气。这下倒好。 还直接省掉了他去试探林和熙真实想法的步骤和时间，尤崇心情瞬时转好。昨天晚上的事想当做没发生过，他轻眯眼眸，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。目光投向赵度，尤崇扬起眉来，谢了，下次请你吃饭。赵度满脸疑问的回望他。 结束和油虫的那通电话后，林和熙捏着手机坐在原地没动，盯着地面有片刻的出神。惹恼对方的话是他自己说的，和对方吵架也是由他主动挑起的。想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油虫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联系他。即便轻易勾出他埋藏心底的妄想的人是油虫，而并非林和熙自己。 但既然尤虫对他没有那方面的意思，那么趁早了断才是最好的做法。假如没有昨天晚上的那个吻，他大抵还能继续在尤虫面前装傻充愣，在自己对尤虫的感情面前装傻充愣，直到对方有女朋友为止。是尤虫的那个吻，让他再也无法逃避，也再也不想要再继续逃避下去。 他给自己做下无数心理建设，不断旁敲侧击地告诉自己，借以吵架这件事和油虫逐渐疏离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可他心中还是烦闷又躁乱，甚至有了出门去酒吧里喝酒的冲动。只是眼下这个时间点，大学城里的酒吧都还没有开店营业，林和熙只能勉强作罢，打开手机点外卖。订单还没有下。 又有新的电话打进来，瞥见来电显示上林太太的备注，他终于再也忍不住，盯着手机屏幕露出厌烦的神色来。林太太在电话里通知他，明晚按时回林家参加林童的生日晚宴。对方这样做的用意，不过是为了在林远卫和外人眼里扮演好合格的慈母形象。此时心情不好，林和熙也不愿再多花心思。 与他虚与委蛇，情绪冷淡的道：“我明天晚上还有课。”林太太的声音依旧不疾不徐，却透出几分强硬。“请假回来。”林和熙道：“最近假比较难请。”林太太不置可否，只轻轻笑了一声，语调从容的提醒他。 你是不是太久没回家，忘了当初是谁给你上大学的机会了？林和熙没有说话。假如他还要继续顶嘴，对方接下来说的那些话，林和熙自己也能猜个大概。林家能让他进大学里读书，也能在他拿到毕业证书以前替他办好退学的手续。林太太点到为止，也不再多说，挂掉电话前道：“不要迟到。” 手机很快恢复至外卖下单的页面。林和熙垂眸望向屏幕，面容平静而淡漠。没再等到明天晚上，半个小时以后，他直接收拾东西回了林家。虽然国际学院与本部的理工学院并不相邻，走在学校路上偶遇的概率也小到能够忽略不计，林和熙还是决定主动将这种概率降为零，提前回林家面对那些人。 还是留在学校里，时刻担心会偶遇游虫。二者之间权衡利弊，林和熙宁愿选择前者。至少在这两天以内，他不想要再见到游虫。林和熙走得很快，因而也并不知道游虫在回来的第一时间里就下楼去找过他，而他也忘了一件事：游虫必定会在林童生日宴会的邀请名单内。 林童每年的生日晚宴不仅仅是生日晚宴，也是林家在上层圈中巩固和拓宽人际的重要酒宴。宴会邀请名单上的人，除了上层阶级中的权贵，还有林童身边那些家世显赫的同学。整个白天，林太太都在楼下指挥用人布置宴厅，大门前运送食材和物品的人进进出出。林童在楼下挑选晚宴要穿的礼服。 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与在卧室里闭门不出的林和熙没有任何关系。午饭时间过后，有人上楼来给林和熙送礼服，依照往年那般，对方送的依旧是被林童挑剩下的衣服和裤子，尺码也并不贴合林和熙自己的身材。上大学以后，林和熙个子蹿高的速度尤其快。 往年他与林童身高相差不大，那些按照林童尺码定制的礼服还能穿，而这两年里，他却渐渐比林童高出很多来。林和熙接过那套礼服，转身关上卧室门以后，随手将礼服丢在沙发角落里，没有再朝沙发里看过一眼。离晚宴还有好几个小时，林和熙拉紧窗帘，躺回床上打算睡一觉。卧室的门很快又被人敲响。 林和熙下床去开门，送衣服的阿姨去而复返，站在门外，语气平平的对他道：“太太找你。”对林家人的态度习以为常。林和熙从门内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反手关上身后的卧室门，波澜不惊的抬起眼眸来：“走吧。”家里的司机要送林童去做造型，林和熙也要跟着去。晚上的宴会有重要客人到场。 家里的每个人都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林太太的目光缓缓扫过大厅所有人，最后落在她那头茶棕色的短发上。你去把头发染回黑色。林和熙一直在造型室里做到天色擦黑，林童的造型已经做好，司机提前送他回去，走前告知林和熙，在发色染好以后自己打车回林家。他回去的时候。 林童的生日晚宴已经到入场时间。别墅外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，穿梭在其中的出租车尤其显得格格不入。林家人笑脸盈盈的站在大门前迎接贵客，远远就有谈笑声从风里传来。林和熙一身卫衣与牛仔裤在夜灯下格外引人注目。林远威匆匆瞥他一眼，沉下脸低声骂道。 不是叫你今天不要出门，还站在这里干嘛？赶紧给我上楼去换衣服，别走正门。对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发色变化。林和熙从后门回到林家别墅内，却没有上楼去换衣服，而是迈步径直走入宴厅内。陪在别墅门边的林童也已经回到宴厅里，身后领着穿扮贵气、约莫十六七岁的年轻男孩。 偶尔回头与对方说话时，面上还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谨慎与小心。林和熙心中了然，这位小少爷和对方家中同来参加晚宴的人，大概就是林太太口中的重要客人。他虽厌烦于参加这样的宴会，却也无意在林家惹事，刻意远离林童与那小少爷站的位置，在角落里坐了下来。然后看见林童将那小少爷安顿下来。 很快又被林远卫叫走。